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節，我哋頭先咧就提到，即系蔣永健教授呢本書《國民黨興衰史》，即系二零一六年出版嘅呢個增訂本裏面咧，其中第一百九十九頁啊，迎汪復職與迎汪島長呢一段咧，咁啊有分析呢一個所謂喺民國十五年啊七月啊。 由呢個國民黨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蘇五個省黨部同埋漢口、上海兩個特別市黨部聯名啊，即係發一個電報請汪主席消假試事嘅呢一件事啊，就開啟咗所謂迎汪運動嘅序幕啊。咁跟住落嚟，具體嘅作為呢，我哋再講啦。咁根據蔣永健教授呢本書。 誒，即係呢一段裏邊誒嗰個分析咧，即係前邊我哋講咗一段啦。咁仲有一段佢係咁講嘅，佢話共產黨為何策動營汪復職？此為國民黨的家務事。共產黨為何如此熱心？直接言之，此為共黨對國民黨統戰最能立竿見影的工作也。且一統戰策略。 需把國民黨人分為左、中、右各派，並找出代表性人物作為聯合打擊和孤立的目標。此三派人物中，被列為右派的以胡漢民為代表；列為中派的為蒋中正，汪則被列為左派領袖。 按汪元被视为右派，但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由于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即由右作左。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汪在广州革命政府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 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在名义上可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经过一九二五年八月的廖案和一九二六年的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之后，右派受到排斥，左派与共派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就大为膨胀。这种局面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之后。 即為之改變。嗱，呢個三月二十日事件即係中山南事變。啊，經此事件，汪氏借病假出國，蒋氏當權。但蒋對共派不為以甚，仍採取相當聯絡的政策，因此一度被共黨列為宗派。 這年七月底，中共中央在一项通告中對三月二十日事件前後廣州政局的變化情況有如下之说明：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前，廣州國民政府是左派執政時期；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廣東整個政治局廟起了巨大的變化。此時武裝宗派。 即係指蒋介石啦，專政右派乘機向國民向革命勢力進攻。五月十五日，國民黨全體會議委員會議括弧二屆二中全會整理黨部案，我們採取了必要的退讓政策，中派和右派分離了，右派讓奪政權的空想打破了。嗱呢段呢就係誒。 一九二六年七月底，中共中央一项通告中对三月二十日事件前后广州政局变化情况嗰个讲法，嗱呢个其实就应该就系诶嗰个头先我讲个中央扩大会议啦，系嘛？嗱咁啊，蒋教授诶就继续讲啊，佢话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啊北伐开始，共产党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 此一政治問題如何解決？嗱，俄國顧問加倫要周恩來去上海向中共中央請示。周出席了七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會中周即根據俄顧問的建議請示對长方針。會議是張國濤代理主席，對此問題沒有真正的討論，也只由張說了兩句说話。 不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实在没有明确的方针。跟住，自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后，中共党内即有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倾向。 七月間的上海擴大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提出中共應當留在國民黨的意見，認為中共只能輔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聯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傾，而不能稀圖消滅中派。會後，共產國際代表維京斯即係呢個吳廷康啦，维維京斯基和陳獨秀便集中精力。 如何在蒋、汪堂堂即系唐生智之間維持軍勢和互相牽制，試圖利用他们之間的矛盾來抑制蒋的軍政實力，以妥協來維持對國民黨的統戰局统战局面。同年十一二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中，確認保持統一戰線的必要。 会中谭平山概括中共对国民党的总策略为加强左派，反对右派，孤立左派，并使之左倾。跟住，国民党内有没有真正的左派？左派的标准又如何认定呢曾一度成为共党内部的争论问题。当时不认为国民党内有真正左派的，以鲍罗廷的意見为代表。 爆在广州十月間的國民黨中央地方聯席會議中的中共黨團小組會中，曾兩次作出報告，認為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才是真正的左派。現在國民黨上層某某等左派是滑稽滑稽而不可靠的。廣東地區的中共人員多附和暴的意見，否認國民黨內有真正左派的存在。 上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方面，不以暴之意为意见为言，认为国民党内必须有左派之存在，才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关键。反之，如果否认左派的结果，对共党而言，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派压迫工农群众；一是由共党领导群众直接和右派冲突。 这就表现是共党、共产党和整个国民党的冲突，这讓共党本身即陷于孤立地位，因此纵使国民党内没有左派，也要设法替他找出左派，更要替他培养左派，使佢哋嘅力，使他们有力量以便和共产党联合对抗右派，这就是迎汪复职的目的。嗱，呢一段呢，我哋喺荧光幕可以睇到嘅啊，咁啊。 誒都好清楚，唔需要解啦，係嘛？咁啊，蔣教授呢一個觀察同埋分析咧，誒，我認為基本上係誒正確嘅啊。誒，我哋配合其他嘅史料啊睇到嗱，佢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去分析呢件事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講呢個荧光倒掌運動嘅嗰個經過係嘛，同埋佢產生嘅影響啊。咁喺十月十五號咧，由共黨分子所要求召集。 並且接受呢個共產分子秘密操縱嘅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嘅各省各省市黨部代表就開一個聯席會議，咁就有一項由江蘇、上海、安徽、浙江四個省市黨部提議，然後山東、山西、廣東、湖北等二十五個省市黨部同埋海外總支部、支部即係副處嘅呢個。 呢個父次即係和议咁解啦吓，請汪清衛同志消假回報主持大計案就正式提咗出嚟啦個提案啊，咁呢個係聯席會議裏边提嘅。咁好啦，咁啊各地嗰啲共黨分子咪借住啊有呢個連续聯席會議嘅提案，於是就喺度即係幫手宣傳啦，系嘛？咁啊，於是呢個荧汪運動咧就到咗一個高潮啊！咁喺十月十八日聯席會議就決议敦請汪兆銘消假事事。 咁並且推呢個何香凝、彭澤民、張柱時、處文儀、簡琴石五個人就代表就去巴黎咧迎接呢個汪精衛。啊，呢個就係所謂迎汪運動啦，個序幕啦就咁啦啊，要搞到何香凝即係廖仲海嘅太太啦嚇。咁呢班都係左派嚟嘅啊，咁啊去迎接汪精衛。 共党发动营汪嘅目的咧就系捣奖喺联席会议开会期间呢，鲍罗廷呢，就即系曾经呢，即系出面同呢个张仁杰、诶谭延海啊，即系两位国民党嘅大佬啊，就要求佢哋呢，即系劝奖退休。嗱，根据当时嘅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嘅部长陈果夫嘅回忆啊。 佢呢個回憶呢就係我哋揾到嗰份資料呢就係誒民國十五至十七年間，陳即係呢個從事黨務工作的回憶。陳果夫啊。咁喺嗰段記述裏面佢咁講嘅佢喺呢次再一次大會中，共產黨是有野心的，就是營光倒掌，正在會議進行中。 有一晚，鲍罗廷特向张静江、谭祖安两位先生说：嗱，张静江咧就即系张仁杰，O.K.，谭祖安咧就即系谭延海。你知嗰啲民国人物咧唔系一个名嘅系咪？即系汪精卫又叫汪兆铭啊，蒋中正又叫蒋介石系咪？咁啊，呢个张静江就即系张仁杰，谭祖安就即系谭延海啊，两个都系当时嘅国民党。 嘅即元老啦，系嘛？咁啊，张仁杰啊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添，系嘛？咁佢有一晚咧就爆罗廷特向张静江、谭祖安两位先生咁讲，佢话外间对蒋先生的空气很坏，不如劝他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张先生痛恶他们的宣传方法，所以不客气的回答说空气不好。 不就是你们造成做成功的吗这时共党在外面宣传蒋先生不懂董政，不党董政黨政，应该请请汪回国主政，同时利用海外民众团体分电中央迎汪。到大会开会其中，迎汪空气更加浓厚了。不过鲍罗廷知道张谭两位先生对迎汪岛长是不会赞成的。 於是再來一個離間政策，他先向張先生說：汪不會來，大家的意思，將來此事還得請你代下去。回頭又向譚先生說：汪不會回來的，國府主席一職，大家的意思，將來還得請你代下去。當天晚上張譚見面，談起包羅廷的話，雙方對證，包之用心超然若揭。 靖江先生立刻把爆爪来当面严厉责备，说：在前方战争紧张之际，要党先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意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爆子好自诚，不明白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性格，以为掩饰。嗱，呢段说话好有意思嘅。呢个呢就系陈果夫主持呢个中央组织部嘅时候啊。 佢自己嘅一啲記記憶啦嚇，當時呢個所謂營汪島長究竟係咩一回事？嗱，大家睇翻我喺正話讀嗰一段，即係陳果夫嘅回憶喺《迎光幕》度，大家睇到嗰段文字。原來呢個暴羅廷真係揾當時嘅即係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仁傑，即係張正江，同埋呢個國民政府。 嘅代主席谭延海啊，谭祖谭祖安两位国民党嘅元老，叫佢哋劝蒋介石辞去呢一个党党即系党政嘅职位，专心军事。嗱，蒋介石就喺前线打紧仗嗰阵时，系咪？咁你喂嗰阵时佢辞去呢一个所谓党职，嗱佢嗰阵时嘅党职系咩咧？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咁佢咪交咗俾張仁傑做咯，係咪？中央組織部部部長辭咗，咪交俾呢個即係陳果夫做咯，係咪？咁佢仲有咩黨政喺手啫？咁你啊，佢可以控制，咁最多係咁講啫。有一陣。